锵锵三人行。 文道还是第一回见着猴哥，对，啊，第一回见到真人，啊，这个见到真人， <laughs> 见着久仰，久仰，久仰。啊，对。 <laughs> 你这个猴哥也是有太太的人是吗？这什么话？怎么 <laughs> 怎么谈这个事？这个这是羡慕你啊，有个好太太啊！今天终于穿上一身对的衣服了。哈哈哈哎，这挺帅，这太太太太太太给太太真是的很好。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猴哥人生一个很大的收获是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太太。哈哈哈哈。 呃，年轻啊，是吗？是看着年轻我我们今年今年结婚已经二十，二十三周年了。哎呦，那真是看着年轻，真是看着年轻。 <laughs> 这，这是夸人还是骂人？ <laughs> 这，你不是夸我太太呢，还是骂我呢？ <laughs> 呃，对，这什么话呢？你说这是你的光荣，有妻若此，对吧？这是你的光荣，对吧？ 咱们呢本来是要讲讲这个文化的，再怎么讲起猴哥老婆去了哈。 <laughs> 但文化，猴哥现在干的也是文化创意产业，对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发一预告，待会儿我们可会给大家放一个预告片。对，猴哥参与的是中韩两国合拍的合拍的一个动画片，动画片二十五号。 嗯，对，就要上映了。对对对，所以待会儿放这个视频。嗯，但是放这个视频之前呢，我想先请侯德健老师呢，就了解一下我们社会里也有别的文化。比如说， <clears throat> 中国人其实不是不重视文化。嗯，每一个企业老板啊，都会说现在都爱聊文化呀，都说我们要企业文化。嗯，连一个店，嗯，哎，企业文化。嗯，不，呃，过去讲这个富士康，嗯，弄到跳楼了。 也是一种文化，对吧？说后来说海底捞也也是一种文化，恨不能员工都是一家子，都也是一种文化。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我去过啊，丹东，嗯，跟这个对江看见朝鲜朝鲜，我曾经去过，我还给在这放过一个照片，就是说我在丹东的那个饭店啊见到的朝鲜的女服务员，嗯，好看不？哎呦，美女。 你就知道啊，饼脸也能美， <laughs> 你知道吗？就是 <laughs> 过去我们以为这个这个大饼脸不能美，其实大饼脸的美女，你们记得我出过这个照片的，我要求人家，而且啊很难得，就是人家朝鲜的姑娘还知道害羞。怎么那集我没看呢？哎呦，你回去找找。 <laughs> 我找找找找找找。就说这个很很神秘，你知道当时就是我在他们餐厅里啊，那餐厅服务员都讲啊。 就是说，这些朝鲜姑娘，嗯，也就精挑细选的，甚至是高干子弟，才能这个组织的过到这边来打工。是朝鲜的，朝鲜的，朝鲜的啊，不是过到这边，那真叫富贵不能淫呐！组织上有严格要求，你知道当地有那些大款呐，老板啊，拿一扎 人民币十万二十万拍在桌上，叫带他走啊！这小姐看都不看一眼。对，咱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这个志气还是这志气，哎，真的是，就是说，所以我特别就觉得不一样，留留留下深刻印象啊！但是最近呢，又传来了丹东另一家酒店的消息，这个酒店的名字叫阿里郎，那那也是呃，显呃朝朝鲜的感觉，呃，朝鲜的感觉哦，这个大名鼎鼎的现在。但是阿里郎的这种文化呢？ 不知道是朝鲜还是哪儿的文化了，因为传出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呢，呃，最近有个导演叫高群书啊，啊，都夸说这样的微电影那真是太好了， <laughs> 是吧？哎，但是呢，这段视频弄的这个阿里郎酒店呢，一个是火了，生意量明显上升啊。可是这种火呀，他的老板也不高兴，就很委屈，就是说，哎，这难道是我们吗？ 但是网上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啊，呃，很多人看过，但是我也给猴哥看一下，嗯，好，就是阿里郎酒店的员工，他们在搞什么文化啊？哎，我们来看一段，来看。 好，每回看都引起引起很大争议嗯，那你们怎么看？我觉得看了这个，假如这是呃这个现象，但他们比较夸张。但假如背后这个思维，嗯，这种管理的方式是常见的话，你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们今天很多我们自己国家品牌的一些的酒店的管理服务总是让你觉得有问题或者不是令人振奋的吗？不是，恰恰是因为。 他并不把员工当人，嗯，他把他当成军队，嗯。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一点，服务业要服务的好的服务业，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很多中国人去法国不习惯，对不对？说法国服务出名糟糕嘛，巴黎适应，很很什么。但是他们是另一种，那当然他是另另一个极端，因为法国巴黎的那种服务生呢，他是这样的，他要你你要去 flirt 他，就你你 flirt 这个字怎么讲？你要勾引他， <laughs> 你懂吗？你要你要掐，你要你要。 服务员要对你施展魅力，相反的，你也要对他施展魅力，这是个意淫的过程，很意淫。这我同意，对，这是需要的。你要有时夸他一下，哎，这衣服。 怎么样？你看他也很高兴，他对你又好一点。他是为什么？因为他那个概念是认为。我打断你一下，怪不得我现在里 <laughs> 那天我还跟徐老师讲，在伦敦呢，文道请我们吃过一顿饭。后来我还私下里跟这个徐老师说：“我说你看这文道真演的像啊， <laughs> 文道怎么了？他首先他穿了一身好像福尔摩斯一样的衣服，然后他讲的那是英语，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laughs> 但是我看得出来。” 他跟那个服务员之间呢，啊，就好像在调情，然后这个服务员就 <coughs> 那意思，这块肉怎么样？闻道，嗯，就是飞媚眼儿，你知道吗？他他飞媚眼儿，哦，原来是从这儿来的闻道。不是因为因为你要了解那种那种酒店或者餐厅，嗯，呃，他们的管理方法，他们是让员工觉得，嗯，这个地方也是你的一部分，你人家来做客。 呃，不是说可以对你就有钱就爱干嘛就干嘛的，嗯，这是互相尊重的，对，要这是互相尊重。那不要这么离谱的讲，一般我觉得就算是一些国际品牌、美国品牌，它服务可能比较好的那种酒店，他们都是希望跟员员工是把员工当人，比较当人看，然后你也去把客人当人看，那你也会期待客人把你当人看。 嗯，这是相对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期望每一个员工要独立判断的能力。我想这点很重要。中国服务，我常常觉得问题就在这，因为服务业在面对的这个状况是千奇万化、千变万化的。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来了一个客人突发个什么状况，永远不知道这间房间出了个什么问题。那永远都是要前线那个员工要有第一时间在现场。 他要有一定的权利跟判断力，知道该怎么办。嗯，假如你是纯军队化教育的话，他会失去这个判断力跟自主的权利。但是这种文化问题啊，确实很有意思。这你像这个猴哥现在都闹不清你是台湾人还是什么哪哪哪人了哈。我我比较认同我是。 北京女婿，嗯，北京女婿，对，所以他现在在大陆到处看呢。你说你在山西还见过比比这更火爆的？啊，比这个更规模更大，而且编排的更好。我刚看那个呃片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唯一缺点没有好配乐， <laughs> 而且音乐人，音乐人 <laughs> 这么激动的啊。 就是呃，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好像是这个红色娘子军或者是什么革命之歌大歌舞这种感觉的这个场面，那音乐配的太软了。哦，你还想跟他们配乐去？啊，是。 <laughs> 但是你不觉得有人说这是洗脑，这是奴化奴化教育？你没从这方方面想吗？啊，我见了很多。八十年代初我在日本见过，嗯，就这种企业文化，但没有那么夸张。 就日本人就是说把人当他不是当奴奴性，对，他是另一种，他是觉，我觉得他是把人当螺丝钉，对，就是每个螺丝钉你们都站好了啊，哎，呃，知道你叫什么吗？螺丝钉，哎，行，嗯，啊，那么他就能保证他那个呃品质，对，啊，那么呃我在台湾见过。 嗯，台湾跟我们这东北范儿的一样吗？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台湾怎么？那么台湾呢？是模仿日本人的。对，你比如说，你进了任何百货公司的时候呢，就是说，呃，他们一定会有一个特别的腔调。是，对啊，我学一下，特别腔调是欢迎光临。对对对对对，我我我学的，我觉得我学的比你更像。来来来。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然后呢，在门口那些戴着那个礼帽的小姐。对呀，欢迎光临，就是站的英拔上。欢迎光临，你知道在我妈是保定的，后来我听出怎么这台湾人说的有保定味儿， <laughs> 欢迎光临。 <laughs> 欢迎光临。咱们是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 别说中国，台湾这个这个还是日本。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你这是一种啊，可能是很深的人类的一种什么心理。嗯，苹果，我看过一个文章。嗯，你知道，在美国呀，几万个年轻人就苹果门店的员工啊，对，是收入极低，嗯，比一般都低，而且呢，升迁无望，根本也你也甭甭甭甭甭指望他升迁，就在嗯苹果的门市店，但是呢，应征的人。 不得了，不得了，特别多。后来他们就就说，苹果有这个专门搞企业培训的，你别看美国人也贼着呢。 他就说啊，我们的手掌都拍红了。对，他有个仪式，嗯，让你每一个员工觉着啊，我能到苹果门店里做一个，嗯，那是太光荣了，太。所以说，呃，是教练、学生、领这个经理，嗯，欢迎你来呀，持久跟当年给斯大林鼓掌一样，你这不？后边就掌都拍红了。对，是这样，苹果专门店。他还有个心理学，你看他讲啊。 他说：“有些在社会当中心理极度自卑的人，嗯，嗯，你让他感觉到一种集体的荣耀感，嗯，温暖感，觉得我们是一个家庭，嗯，这个家庭里，哎呀，你是光荣。” 是对他来说，他就这种呃能量就能够使他接受低薪，还觉着特光荣。我但我觉得苹果是最糟的，我很讨厌苹果这文化。 <laughs> 这个，嗯，呃，他为什么？因为美国现在是出现一个问题嘛，其实全世界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这样，尤其美国也很严重，就是他的年轻人的收入是普遍在下降。是，就是以前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年轻人出来干活，你现在收入低。 但是这个社会给你一个期望，我会爬上去。嗯，但现在这个所谓上升呢，这阶级上升的这个流动开始机能涣散掉，坏了。那大部分年轻人在做一些临时的、兼职的、不长久的、没有将来的低薪工作。那苹果在这一个大的经济环境下，它用什么东西来吸引年轻人呢？他就说，我们的确没有什么很好的薪水，没有什么很好的前途，但是我让你觉得你很酷。 嗯，之好。对他，他他，他是利用一种企业形象。苹果整个东西是卖酷嘛，对不对？不仅买它的消费者觉得买了它之后你很酷，就连那些店面收取那么可耻的薪水、那么卖力工作的人都觉得这没关系，我酷就好。 嗯，我觉得是一种很糟糕的。那至于猴哥才讲，日本的那种，就其实富士康就这样嘛，军事管理嘛，就是学，就学日本学过来的，从日本到台湾到大陆，就台经过台商扩散，然后现在连酒店管理都这样。但这个我觉得也有个问题，就日本当年那套军事化，嗯，它也有它的一个社会背景在支持，但是来了之后就没有了。那个社会背景是什么呢？ 就当年的日本的那些大企业，他的员工也都是像军队一样来给他卖力。嗯，但是问题是，他当年他的大企业有能力照顾你一辈子，基本上那时候很少炒人的，那是个铁饭碗，对不对？你到了松下，你到了索尼，那就是铁饭碗。他不只照顾你一个人，你你结婚了，嗯，住的是公司给你的房子，嗯，生孩子去公司的幼稚，就像我们以前中国的大院单位一样，他是那么搞法。 所以他用军事化管理的这种方式训练你，我觉得他要有报酬给你的是相应的。但现在这边你能相信这些饭店或者是富士康，他会答应你这些东西给你这些东西吗？他不会，他只是把你当军人，但是不给你一个军人的报酬。嗯，我觉得就是刚刚你学的我学的，就是说欢迎光临这个事情。那么同样的这个字，那么在日本。 那么他是大街小巷都这样的，很自然。哎，那我在台北的时候呢，当我听见就是说穿着很漂亮，戴着个小红帽，啊，规规矩矩一直站在那个电梯口那儿，一站就是八个小时，一直嗯，多少人进来都是欢迎光临。那么呃，我觉得我我有点尴尬，嗯，我有点不敢看他的眼眼睛，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不平等，嗯嗯，我觉得这个事情变味儿了。 没错，真的是在日本的时候呢，我不会觉得说那个说欢迎光临的啊，那个人那么跟我是呃不平等的。嗯，啊，在在日本好像喊的是什么，伊拉塞巴塞啊啊，或者是小呃女孩子喊的比较松一点伊拉塞巴塞啊。对，我觉得好像这个是很自然，那么这里面没有说是呃高低的这个分别。嗯，你讲的很，但是我到台北的时候，我在台北，当他说这个欢迎光临，然后绅士的鞠一个躬，然后。 我眼神不敢看他，我觉得，呃，我们俩不不平等。你讲的很深刻啊！我跟你说，我觉得中国人呢，骨子里都有一个奴才。 <laughs> 我们几千年呢，是这种尊卑。 嗯，你看啊，西方人啊，哪怕是什么服务员啊，我老实说啊，我老觉得他们是梗着脖子说话的，知道吗？他服务，你看最近有个英国电视剧挺火的，叫《唐顿庄园》，唐顿庄园，你就会看到啊，他一个管家，一个服务生，他是个职业的尊严，在人格上啊，是平等的。那这个这个贵族是贵族，他管家有管家的这个人格。 中国人，你发现没有？我我就说啊。所以呢，我唐顿庄园，我觉得我我想补充一下。嗯。你看里面有一些，那是当然很英式啊。就我觉得中国人也许有别的方法。就他的姥爷叫这个管家的时候，你注意他叫他怎么叫？他不是叫小名，他不是叫他的名字，他不是叫 first name。嗯。比如他可能叫做 James 詹姆斯，他不叫他詹姆斯。嗯。他叫他叫 Mr. Thompson。呃，必须加个 Mr。这他要叫他的 <laughs> 姓。 什么先生，就老爷叫管家，你给我倒点热水来的时候，他会说什么什么先生，帮我加点热水行吗？然后呢，他那些管家呢，他里面还出现一些细节啊，就这个我也见过，英国那种老管家，穿的西装笔挺，很神气，你几乎觉得有时候他比这个老爷还神气。嗯，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他甚至会让一些年轻的这种还不懂世面的小贵族啊，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他太威风了。嗯，那是他们有个印象，就觉得，你的服务，帮你家干活的人，嗯，他是什么样子？嗯，他出来是什么气派？ 就说明你们家是什么样子，是什么气派。所以他的尊严是你们家主人的尊严。你看，这也是一种家庭文化，哪儿都有文化哈。来，咱们现在看看猴哥刚才预告的，给我们带来的新新文化、新的动漫文化这个宣传片。一只身材矮小的企鹅冠军，一只呆头呆脑的同伴。 一位不靠谱的导师，您真是冠军吗？哎哎，那是，我家里的奖牌数都数不清，太多，竟想挑战诺斯比亚雪橇比赛冠军。而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势单力薄的他们将如何捍卫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靠运气，更要齐心协力。《火鲁鲁冰雪大冒险》3D 动画电影。 刚才你说这服务啊，这个他讲到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尊卑啊，平总，对，深有感触。我可以给你看几张照片啊，挺挺有意思。咱们看这个，这是什么呢？二零零五年十月初啊，武汉还有个叫“三国英雄酒店”五大分店，这是什么名啊？这员工在拜关公，然后呢一起背诵酒店自编的《忠义三国英雄人》。 啊，这个酒店负责人解释说呀，拜关公是我们的这个企业文化。然后你再看下边下边，这是干嘛呢？这是这个南京水西门大街一家发廊在培训新的员工，男女二十多名单膝跪地向路人问好。你说大街上，大街上他弄这个？你再看下边，这是呢，这个武汉因为给一名顾客倒茶不及时，这个十八岁的女员工啊被当街罚跪。 两个小时，而他的店长认为没有带好员工，在旁边陪跪，离谱离谱离谱，太离谱了！这个，这太不像话了。我觉得这中国人啊，嗯，就我你刚刚说尊卑啊，我们喜欢有有或者说奴性，我其实觉得不是这样，中文不应该是这样的。嗯，就刚才我们讲了很多日本怎么样，英国怎么样，其实中国过去也有中国一套的所谓的。 店里头待客之道是怎么样？你比如说，你看旧小说啊，你注意一下，就是从《红楼梦》里面，里面有一些人物，我觉得形象，你一想到就出现，就是什么人？就是家里头的佣人，嗯，跟馆子里的堂倌、店小二，嗯，为什么他们形象那么鲜明呢？是因为你发现他们是那种运筹帷幄，嗯，他们掌控场面的能力，他们的进退应对，其实以前有中国自己一套。 就我我举例在台湾跟香港啊，都还看得见一些老店里面啊，呃，尤香尤其香港一些老茶楼啊，你去饮茶，广州也是你去饮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所谓的堂官是怎么样的态度？他对你不是那么的屈卑躬屈膝的，他甚至会不客气的，他是怎么样？他说你叫这玩意儿这不行，我跟你讲别吃这个，哎，对不对？他有他的一种老，他有他的一种老文化，然后呢，他跟你有一种老式的关系。 就中国过去的所谓的服务，并不是像这样的单膝下跪对接怎么样，没有这些。我觉得是整个东西被摧毁了。那么我我记得我猴哥来北京来的比我早，就以前来北京我们最喜欢笑话，就说什么国营商店那些大。 大妈，嗯，那是那是后来讲同志式的服务的晚期，嗯，但以前中国有套老东西，并不是这样，我们并不是出个出奴才服务的地方。对对对，这个确实是这样。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服务生，服务生，啊，那年纪很大的人在那里，他是很有味道，然后。